课文四，在路上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给你过生日。今天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，下个星期我要去北京，今天过吧。好吧，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中国饭馆，走几分钟就到了。 过，走，到。